to everybody. มีการ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ของมันอยู่ตลอดไม่หยุดไม่เกิดนี่แต่เราด้วยการที่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้สรรพสิ่ง 嗯，我平常啊怎么学啊？大家好像那么楚。啊，境界浅浅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的烦恼涌上心头的时候，啊，学到的这些东西都跑到哪里去了？嗯，在用功的过程中，你应该看得清清楚楚，不管是你的身还是你的心。 啊，都不断的在身边。 Okay. ชาติสตินนี้สิ่งเสิ่งที่สอนสั้งหลายคนจะเข้าใจไม่มีการฝืนความ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ส่วนี้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ายก็ให้ความพัฒนาก็ให้ความชัดเจ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าย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จิตก็ให้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ชัดเจ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จิต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จิต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นามธรรม我们做的这种功，不是不让你要三。 不是不让你的腿痛、腰酸背痛是正常的事情，它会酸也会不酸啊，会痛也会不痛。大家应该从这个当中啊看到它的无常的变化。那么心念头也是一样啊，一会儿来一会儿走。 一会儿开心的事情，一会儿伤心的事情，那就在讲，这都是自然的，这是正常的啊。我们这个四大五蕴，它就是会不断的在变化啊。那么大家可以思维一下，那个三岁五岁的你和现在的你。 谢谢啊。 他说：“腰痛啊是好事，烦恼多、念头多更是好事。”我不天天。 人生一种病，你要能用得上啊！你知道它是生命，它是无常的，它是在不断变化。突然来了一个啊，刚才跟讲，一般开心的念头，大家都不会啊去思考太多，就会沉浸在那个啊喜悦。里 สงบมีสองอย่าง 大家啊，每天在做手部动作和练习的同时啊，多多的去体会，多多的去觉知。 部的内容啊，宁静的话啊，在顿悟禅我们称为石头压草的啊这种。 啊，我我当年啊，跟佛罗伦的老师啊学法的时候。 ท่านศึกษาแม้กระทั่งว่าทรมานร่างกายตัวเองก็ทำ那么啊，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啊，佛陀在六年啊追求真理的一个过程中，不管是啊以亲友的啊婆罗门老师的啊教法，佛陀学过。 我我也经历过了，也试过。了。 เาทอดประกอบ แต่ยังหาทางไม่เจอแต่พอพระศาสดาสัมมาสัม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ของเราเจอเจอกับสิ่งเหล่านี้พระองค์ท่านบอกว่าปฏิเสธ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ทำสมาธิการทำฌานฌานสมาบัตสิ่งเหล่านี้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ต้องสูตรคำสอนของพระศาสดาว่าสิ่งทั้งหลายทั้งปวงนั้นคืออะไรใ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พระพุทธองค์ 那么，来看一下这些东西。啊，在南传的部分，在泰国，啊，强调的最多的就是这些东西，就是啊，我曾经啊，跟佛罗伦奈老师学过，曾经学过呼吸。 马上才啊，这些六的字是虚度光阴。那么啊，就像大家刚才讲到，就像佛头把它的波啊扔到了水里，啊，这个波可以逆流而上，那不是因为佛陀神通视线波逆流而上。 ใช่ไหมะแสดงว่า 而真的学到东西。那他说ว่าทำที่มีอุปการะมากสองอย่างสติความรู้ได้สัพพัญญะความรู้ตัวทีนเรา สติเป็นตัวตั้งบาป นอย่างีว่านี่แหละคือคำสอนของพระศาสดาสมาสัม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ที่ชี้ให้มันสอนสัตว์ทั้งหลายได้เข้าหาต้นกำเนิด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องชีวิตเราจริงๆอ่องที่让他万元放下啊，把以前学过的东西全部放下，从零开始啊。作者想到没有问题，只有答案。你没时 结果呢？啊，那么啊，佛陀当年也是一样啊，已经讲了。他老人家在菩提树下，有没有人告诉他要怎么做？啊，有没有一个老师？ 所有的事情暂时放下，佛陀能够做到，啊，罗汉尊者、帕尔加能够做到，那么多学习过《楞严》的学员都能做到，你也能做到。你不管你怎么打坐，不管你是谁，痛苦的打坐，只要是能。 มัน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ได้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แต่ว่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ได้แต่พอมาำมา เป็นการชี้จุดให้เราดีให้เราออกจาก 快点来帮帮我。我สงบนี้ต้นกำเนิดก็มันจริงแหละแต่ว่าเราเอา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ลงไปก่อนแต่จิตมีคำบริกรรมแต่จิตมีคำสวดใน 自己活在当下，跟当下。 一切变化无常啊！我作者说在无我的啊认识。 飞到中国，还是从泰国飞到其他的国家啊？去教导众生啊，在风中闪烁，了悟人生。 的身体和心的整个的这个修的过程中，的认识里面，你才能啊真正体会啊佛陀的每一句啊告诉大家的道理，而不是。 和大家。 <laughs> 应该坐在下面守候。你说他每天跟大家一起做守护。